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八十集，素父素母了却心头一桩大事，整个人都松懈下来。素父知道想求人就要有所表示，当即主动说。 多谢林家主仗义相助，我没什么可答谢的，唯有一些着力请林家主笑纳。素父将林中山边界一大片默认属于林山的土地划给林青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产业、道路、航线。看得出来，素父为了让林青霄尽心尽力，实在是下了血本。林青宵自然收下了，主动送上门的利益，没有推出去的道理。 素父素母说完来意后，若是其他人，他们一定会留下来打打太极，套套场面话。可是对方是林清霄他们不敢废话，马上告辞走了。终于走了，林清霄从福宁殿起身，回到寒光殿。寒光殿是洛寒的住所，洛寒正在屋内写写画画，听到门口有声音，头都没回说：“你回来啦。”林清霄本来心情压抑。 听到他说回来，立刻由阴转晴，笑意也明显起来。他坐到洛寒对面说：“刚刚苏家父母来了，这件事洛寒知道，他不想见无关的人，就没去福宁殿。不过听林清霄的语气，恐怕他们的对话并不愉快。”洛寒问：“为了什么？”“能为什么？”林清霄似叹似慨：“还不是为了苏隐月。” 谁家摊上这么一个女儿，恐怕都够父母头疼的了。洛寒将笔在墨汁中润了润，继续在纸上涂改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天底下唯有父母才会无条件对一个人好吧？洛寒垂头涂色，头上一缕碎发从耳边落下，挡在眼前，似落非落。林清霄看到，很自然的伸手将他的头发挽起。也未必吧。 林青霄想了想，觉得还是稳妥为上，说：“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有缘故的，唯独两样没有逻辑。一项是父母，另一项就是喜欢。除了父母，总会有另一个人无所求、无所欲的爱着另一个人。”林青霄说这话时，还为他整理着耳边的碎发。没人能在这种条件下还安心画画。 洛寒放下笔，抬头一笑：“无所求。”林清霄手指微顿，改口说：“你是对的。我有父母，没有目的。即便是夫妻道侣，也是有所求的。”他当然有所求，他求的是共度余生，垂拱天下。这样来看，他的爱亦有目的。洛寒忍俊不禁，他其实感觉到了林清霄在试探他。 并且随着他的纵容，越来越肆无忌惮。洛寒的话作暂告一段落，他懒得收拾，就由林清霄整理纸笔砚台，清洗笔尖林清霄很快将一切恢复整齐，问：“你要随我去魔界吗？”“当然。”洛寒想都没想说：“除去中古那五百年，我们之间的约定还剩五百年呢，不要妄图旷工。” 林青霄听到这里，心情复杂，都不知道该叹气还是高兴。接下来五百年不必分开，诚然是好事但是洛寒总是强调五百年，林青霄实在如鲠在喉。林青霄避开这个话题，不正面回答，而是说：“你同意再好不过了。天宫的文书过几日就会送过来，等我们拿到通关文牒，就可以出发了。” 洛寒没有注意到细小的语言陷阱，他随意点头说：“好啊。”有天帝首肯，林清霄和洛寒出关手续办理的飞快，因为这次是官方行动。洛寒和林清霄先坐传送阵去仙魔边境，然后登上仙界的非洲浩浩荡荡穿越银河进入魔界。这场婚礼名义上是庆祝叶崇玉大婚，可是实际上是一场仙魔交锋。 不光如此，听说妖界也会派人出席。风起于清平之末，状似热闹的婚宴，其实底下风起云涌。魔界环境和仙界大不相同，仙界明亮灵秀，仙气缭绕，随处可见祥云瑞鹤；但是魔界却黑暗厚重，景象多是石头戈壁沙漠，气候也很干燥。 随着进入魔界深处，周围魔气越来越浓郁，气候也压抑起来。洛寒呆惯了仙界，一路上都很不习惯。洛寒和林清霄到达雷烈城，雷烈王的属臣在外相迎，见到他们，大声说：“林家主贵人是忙，可算将您等来了。只不过不巧，前些天王爷和红莲妖王狩猎去了，昨日收到消息后，我立刻发给王爷。” 预计王爷和妖王明日能回来，今日无法为家主接风洗尘，请凌家主海涵。无妨。凌青霄站在高大沉重的城门前，一袭白衣和阴沉的魔界格格不入。是我们行程突兀，打扰了雷烈王和妖王狩猎。接风宴没有必要，雷烈王自便就是。他们此时站在城门口，说话的功夫，里里外外的魔族不断朝林青霄看来。 魔界男子都高大莽撞，肌肉虬结，站在那里像一堵山一样。林清霄这样的清冷仙人实在是少见。蜀尘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林清霄他是修魔之人，和灵气相斥，仅是站在林清霄身边，就能感受到林清霄身上清正浩荡的剑气，刺得他皮肤发疼。蜀尘暗暗收回试探，笑道：“哈哈哈。” 是我们失礼了，今日暂且委屈林家主，等明日王爷和妖王回来，必然为家主大摆接风宴。林青霄并不想出席他们所谓的接风宴，他刚才已经说过一次，既然魔族蜀臣不听，他不会再说第二次。林青霄淡淡的说：“请便。”王爷恐驿站唐突了家主，故而早就在王府里准备好了院舍，这些天要举办婚礼。 王府内人员出入频繁，可能会有些杂乱。不过家主放心，您所在的院落必然是一等一清净的。林青霄是外客，来到雷烈城后，理应按照外交礼节将他们安置在驿站。现在雷烈王自作主张，让林青霄住进王府，他的做法怪异。林青霄也没有反对。林青霄知道雷烈王打什么主意，可是这对林青霄来说正好。 他此行真正的目的是调查诛仙石，住得近了，正好看看雷烈王府里到底有什么妖魔鬼怪。林清霄和魔族蜀臣寒暄的时候，洛寒坐在车里，懒得出去听他们打官腔。洛寒这次完全是陪同人员，他在仙界无官无职，和叶崇玉与孟涵也没什么亲属关系，他来纯粹是陪着林清霄罢了。 外面场面话终于说完了，车队重新活动起来。洛寒靠在车厢内，疲乏地打了个哈欠。昨天睡太晚，有些困了。仙界队伍进城后声势浩大，半个雷烈城的百姓都挤在路边围观。除了林清霄队伍中随行仙君也个个高挑纤细，美貌灵秀。 走在黑压压的魔族街道上，颇有种精灵进入矮人王国的荒谬感。云梦涵在屋里待嫁，他手里握着喜帕，眼神却是放空的。魔界婢女端了一碗药过来，看到云梦涵发呆，提醒道：“夫人。”云梦涵猛地回神都被吓了一跳。他垂下头，欲盖弥彰的说：“ <laughs> 我没事，我刚刚在想婚礼的事，没听到你进来。婢女也不点破，她将药碗放到云梦寒身前，说：“夫人该喝药了。”云梦寒盯着面前的药碗，叶崇玉说：“这是能够帮助她适应魔界气候的补药。”他觉得云梦寒太瘦了，看着心疼。云梦寒其实不觉得自己瘦。 可是叶崇玉这样说，那就一定是真的。这些药的口味并不好，但云梦涵为了让自己靠近叶崇玉喜欢的体型，每次都忍着不适将药全部喝掉。他端过药，用勺子搅了搅，鼓足勇气喝入嘴里。他才喝了两勺，外面忽然传来巨大的喧闹声。云梦涵手上动作一停，奇怪地朝外看去。 外面怎么了？魔族婢女飞快地走到外面，过了一会儿，她从院外回来，说：“是仙界的人来了，仙界队伍也住在王府，现在管家正在给林家主指路，故而声音有些大。若是夫人嫌吵，我这就将门窗关上。”林家主，云梦涵恍惚，曾经这是每个中山弟子都无比熟悉的称号。 每次大点大比，他们都会站在台下听林显宏训话。云梦涵听了七百年，现在这个称号却换人了。二公子林家主，连着中山的那些岁月都变得遥远陌生，触不可及。明明只过了一年而已，云梦涵又陷入争中中。 婢女连唤了他好几次，云梦涵才迟钝地从记忆中醒来。魔族婢女看着他，提醒道：“夫人，药凉了会影响药效，您该吃药了。”云梦涵低头，下意识用勺子搅动药汁。曾经甘之如饴的东西，现在看来，云梦涵莫名觉得意兴阑珊。他将汤匙扔在药碗里，说：“我现在没胃口。” 端下去吧。魔族婢女一怔，立刻就要反对，云梦寒却难得的强硬起来，说：“我马上就要成为叶重玉的妻子，到底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？我不想喝，端下去吧。”魔族婢女不知道云梦寒为什么突然转了性，她不敢惹恼云梦寒，只能端起碗，不情不愿的行礼：“是。” 魔族婢女看似服从，其实内心里却想着去找叶崇玉。他们的话，云梦寒不听；可是叶崇玉的话，云梦寒不会不从。陷入爱情的女人实在是太好操纵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